锵枪三人行，最近都在算算钱。哎，我觉得就说事不关己啊，这个人呐，永远没有一份真正的关心。嗯，因为我们都不享受大陆人民的养老金。嗯，所以呢，你看他们说的事情，老说啊，你应该要为人民鼓与呼。我我一看这个数字啊，我头都大。 因为它是涉及到很复杂的计算，比方说什么我就看《北京青年报》就要算了，这大体就是说，因为现在提出一个呃征求意见，这建议好像说这是特别热门的话题，都在聊，就是说啊，这个六十岁退休还是六十五岁退休，嗯，差这五年呢，您就要多交五年的这个养老金嘛，但是呢，最后算下来啊，多交这五年呢，好像是对你有利。 因为真正到最后，你能享受到，比如说按月工资五千块钱来算的话，嗯，你要是到六十五岁才退休呢，好像他们算的都不不太精确了。就是你大概能拿到近千块钱，九百多块钱，就平均呃这个这个就多多出来的部分，哎，就是就等于说，差不多你要交三年的那个钱呢，就基本上抵得过你你你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到最后你会更多。那个那个算法后来被人驳斥了。 那个被人，他他是糊弄人，偷换概念，哎，糊弄概念，他忘掉了基金，到六十五你嗯交的那么多钱。 他把这段忽略掉了。呃，但是就说，即便是这个，他原来这么算的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好像反对，嗯，延迟退休，嗯，延这个，呃，那么你看理由，呃，大概就是说这个延迟退休，你看我我印象很深刻一个理由就是说，很多人说扛不到六十五，嗯，哎，这个得干到多累就扛不到六十五，嗯嗯，这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呃重体力劳动。 很多体力劳动，嗯，他觉得我六十岁就就退休是比较好的。但还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政府来说，六十五岁退休是多出很多钱呢。他们有差不多一百多亿的一百多万亿的一个缺口，因为养老这个中国现在呃、扛不下去，这个才是主要。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延迟退休呢，年轻人就业又成大问题。对呀，三分之一说是好像是一千万的就业哈，有三百万是退休的。 如果这些人不退休的话，那个就业机会就会从一千万每年哈，就会减到六百多万。所以这个最大头的是这两头考虑，其他都是中枝枝节节的。最大头就是，如果到目前为止六十岁退休发养老金，国家经济成问题了。现在有些省是呃呃没问题，广东好像多出三千亿，但是有十几个省是都缺口了，嗯，全都是缺口。但是要是你让他们延迟退休的话。 年轻人就业就成问题了。嗯，你知道，就是说，呃，现在就是我们同事，我发现都碰到，说说回家，我回干嘛？他说我妈要上山， <laughs> 现在要上山，很多老人呐要上山是什么意思啊？山上是养老院哦，就是要离开子女，送他母亲上山。嗯，哎，但是这么可怕，叫上山。 我马上想起来，游山节考，游山节考，哎，真的是游山节考。而且你知道，我过去我还看过，呃，敦煌壁画里有这么一种画，这是活死人墓啊。嗯，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啊，你就说明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个，家里人弄点吃食什么呢，把老人送在这么像窝头一样的这么一个一个包土土包里，实际上是个窑洞，那里边是个是个是个窝棚，然后呢。 把一些棉花被被褥啊、食品啊、放在门口，最后就这样跟老人拜别。嗯，那就是跟有山解考一样，就最后老人就送死，就送到这里边就死。就是说，你看，在不能每一个都养活的时候，这个人类实际牺牲老人嘛，就牺牲老人，选择这种方式。不不，但这不是中国文化，中国这样是比较少的。这游山解考也是其他的一些民族，中国是以年轻的人养老的。 中国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个传统是实在不够吃的，时候小孩杀掉给长辈吃的。但这个敬老这个东西，其实只是社会性动物才有的东西，比如说大象。嗯。呃，因为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社会性动物的话，永远都是老弱体衰的那些被淘汰掉、被干掉。但是社会性动物不一样，因为社会性动物里面，我们是相信年纪越大、经验越多、知识越够。 那么他对整个社群来讲是最重要的宝贝，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但是问题是，今天比较残酷的情况是，呃，我们这个社会的代际的变动太快太剧烈，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不认为老人或者这个社会也开始不认为老人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什么很宝贵的经验教训知识。嗯嗯。相反的，反而是我们来教导他。是。 那么，所以这时候对老人的态度会一个转变。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呃，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老人跟年轻人的矛盾。你刚才讲那个是一点，就是说，如果老人延迟退休，那年轻人就业怎么办？还有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老人，所谓的老人，六十岁上下的人，他的平均的存款，他的财富累积。 他的工作收，甚至如果还在工作，工作收入可能都比年轻人还要高，特别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嗯，呃，那所以今天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没有注意，像时装啊，时装广告里面出来的那些模特都是帅哥美女、年轻人，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时装品牌、名牌开始走中老年市场。嗯，你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LV 那个包。 为什么要找呃 Sean Connery 呢？啊，Sean Connery 啊，对，为什么要找他呢？他是老帅老人的代表啊。现在一个年轻小伙十二十来二十岁，他不会买得起这个，嗯，但六七十岁的老头他买得起。是，所以整个市场在往那边转，所以财富在集中在老人手上，但年轻人呢，则连工作都没有。 现在很多这个不不不，但但但中国的情况，实际上你你讲的可能是指干部啊或者知识分子啊这一圈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以整个人口来统计，哦，那中国比较中国的情况是年轻人有钱，嗯，现在正斤斤计较这个延迟退休，很在乎这个养老金，嗯，要靠养老金生活下去的，说是中等以下，的，嗯，这批人呢。 在中，这是中国的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中国有哪几个特别的情况啊？我跟你说，第一，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它不是一元化，它是双轨制。是，嗯，干部和国企的那些呢，嗯，他们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他的他退不退哈？当然他也不想退，因为他不退他还有额外的收入。但是如果仅以工资来说，他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一百拿到。 但是同样的级别、同样的工作经历，如果你是在企业单位或者在一般的民企的话，你只有百分之五十。所以这个一个一个双，子现在是很多人矛盾的。所以现在有人提出，哎，他说，如果说延迟退休的话，应该区别对待，体力劳动的提早呃这个提早退休，嗯，呃知识分子啊，什么医生啊、教师啊，延迟退休。 干部一律不准延迟退休。 <laughs> 干部虽然他们也是脑力劳动，开玩笑，这是哎，但实际上呢，干部最要延迟退休，他们最最最不希望早退休，对不对？做不了这种。但是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就是中国是什么是中国式养老？嗯，有那么多的这个办法啊，但是我自己这个很体贴的琢磨下来啊，但是又没法实现，最好的还是在家养老。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老人，你现在啊，他愿意去养老院的啊，就是最后调查出来，真正愿意去的只有百分之十几。当然，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啊，数字在增加，可是，在增加有一个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出于无奈。为什么要上山？因为别再做那个两代同堂的梦了，更甭说三代了。这个呃，这个这个两代人之间的个这个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根本就不要想。 小两口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老人自己也悲伤的、凄凉的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但是呢，他最好还是在家里。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你讲的那个那个老人呢，就是养老院啊，什么什么，跟现在讲的延迟退休啊，其实关系还不是那么密切。嗯，你讲的这些基本上是七十岁，甚至是往上的。 现在延迟退休讲的是六十岁，这些人要是去养老院，那上次杨教授说的，要要在那里耕地啊，要帮人家洗衣服啊，还得当劳动力用，捏脚。 <laughs> 现在讲的是这一大摊的那个经济的账，这一套的单单的经济的账啊，我据说这是“三八三”方案里边专门有一个讲到，就是以后中国哈一个发展方向建议了，不知道他能不能实行，就就是现在刘鹤他们提的那个，就是说还是像社会安全卡这样。 就是说，把钱存进去。嗯，你你知道最基本的概念是，这个这个养老金是基本是两种，一种是政府现付现收，就是发达那个北欧那些国家，就是因为他那个那个高福利嘛，对不对？他的钱拿来，他们是全民都有。那这个当然中国是完全不可能，中国人是理论上是所有工作的人都有。美国那种是你自己养自己，原则上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存多少钱，你的单位帮你存多少钱。 你到年老的时候，你就用这笔钱。嗯。可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中国现在年纪大的，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年纪大的这些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并没有钱存进去。没错。嗯。所以政府现在在给他们发养老金的时候，这个叫隐形债务。对。非常大的钱，为什么没有钱存进去呢？文革十年，中国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更不要讲养老金。 这所以他们现在说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啊！我原来理解是是政治，我现在发现我原来不是政治，单单政治的问题。你你你要是把前面的这个 promise，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社会对你个人革命工作的这个承诺，要是不承认的话，你这些人现在你可以不管了。但是现在没办法，你你这么多的钢，尤其是钢铁厂、纺织厂这么多的人，下岗工，他们当年没。 你能怪他们吗？他们是没有存过。对，你明白没有？而且当年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是全是大型的单位制里面，比如说像呃鞍钢啊这些体制底下，他那时候他是一进去打工，他会觉得一辈子就这么安身立命在这儿。嗯嗯。那你中途管我一辈子？对你中途转制下岗了，那他以后怎么办？所以这的确是有个国家责任。所以我觉得现在继续为他们要负债。 偿还什么都是非常合理，但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在哪？就像你刚才讲，是不是应该区分劳动者的类型啊？呃，因为人口老化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而所谓延迟退休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不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要解决今天这个问题才拿出来讲，全世界都在讲。而且跟其他国家比呢，中国的退休年龄是早的，其实他们基本上是六十五六十七，女的到六十。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研究者提出来的，在全世界。是，所以你比如说，像最近《经济学人》还做了，是他们现在不止在讲延迟退休，他们还讲延迟成年这个概念嘛？就《经济学人》杂志不是还提这个说，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主张，把一个人成年的年纪是定在二十五？哦，说为什么？因 二十五岁以前算未成年人，对，因为人类青春的，对，至青春。那李某某就算完了，判成动刑了。 <laughs> <laughs> 幼年，幼年。 <laughs> 因为人类今天有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人类的确这样。我们看人类的整个演化史里面，就近一万多两万年来历史，我们的确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用来一个哺育的期间越来越长。呃，贾宝玉的年代十三四岁什么都能干了，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干这事的年纪也往后拖了。 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道理。假如我们人活得越来越长，那你的确应该退休，你工作的年份也越越来越往后。 然后受教育，所谓成长期、青春期也应该在拉长，嗯，应该是这个样子。四四九年的时候，那个第一次的推推的那个法的时候是男的是五十岁退休，嗯，那个时候全国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四岁，对，现在是七十几岁。其实呢，延长不，要你我愿意啊，那二十五岁之前都在幼儿园跟女同学玩是吧？ <laughs> 过家家，哎呀，那可是延 <laughs> 你提延迟退休呢，大部分网民都是反对的，但是实际上呢。 现在上海其实已经试行了，嗯，但为什么反对呢？他们具体个案分析很有意思。如果是你是体力劳动者吧，体力劳动者在中国低薪，嗯，他的一个月薪哈一千多块，所以他养老金有两千多块，他为什么还要干呢？他拿养老金他就等于他的工资了，这是这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呢，他们也要退休，一退休以后他不用交养老保险。 但是他找第二份工，返聘，嗯，他拿两份人工，所以他们算下来，要上海啊，就就自愿实行啊，没有人选择延迟退休，就是两种都不行，你带出的问题就是什么？你正常的体力劳动者工资不够高了，嗯，还有那些返聘，尤其是干部的返聘，就是变相的那种实际的延。 就是就是存在的不合理了，就是这些问题全带出来了。你们你们讲的就是很重要，六十五岁的。但是我跟你说，我更关心的是就是这个七八十岁的，因为我父母亲就七八十岁，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不能算富人，但我也不是个穷人，就是说我母亲中风了，在床上不良于行。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整个家庭啊，近乎崩溃到这么一个程度。我们有三个兄弟。 你知道吗？这是在中国今天，何况今天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就是，哎，你比如说我的兄弟们工作也很忙。那，你比如说你这里从我们家这问题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护工，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护工需要一千万才能照顾这些个呃这么多的这个老人，可是可能我们只有二十万。都我是随便说的啊。以后就是五十到六十万之间，就是到最后你想。 我母亲就是因为体重比较大，一开始我爸爸是讲究啊，说护工都都是一些农村来的，那那伺伺候病人哪有自己家里用心呢？到最后连这个都不讲究了。但是到最后是这个这个保姆公司请来这护工一看我妈妈的这个体重，扭头就走。我爸爸都不计较了。到最后，谁也不能哪个儿子能放弃工作呀？到最后就是基主要靠我爸在家里。 你说我爸本身这个胳膊都有残疾啊，他现在有严重的肩周炎。你想，他拖着我妈妈那么的在床上往上移啊，他这个胳膊已经废了几乎。哦，所以你们家现在是没护工啊？没有，就招不到护工啊。你知道，招到的护工不满意，你就不用管了，你根本就招不到啊。所以我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就现在就近乎到这种，就是我就认为濒临绝境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 还有很多家庭，你你知道，就是这这还不说病人，咱就不说病人，就是，就是说，你知道前两年出过一个湖南有一老头叫付达信，嗯，最有名的，拿着把小水果刀啊，到北京火车站是抢劫去了嘛？给女的说，快报警，我打劫你，我打劫你，那女的神经病，滚！ <laughs> 这老头又跑另一个边他想坐牢啊？报警，他坐牢，他想坐牢，这坐牢。一到监狱，哎，一日三餐。 而且是上了多大岁数的不用劳动，那每天这喝茶有有馒头吃，比他在村里的敬老院，造书记减刑，减刑老头就不满意，你知道吗？老头说为什么减刑啊？ <laughs> 为什么减刑啊？我在这个里边太好了，有人看病，监狱里有人给他看病，你就知道这个这个多少这个中国的这个老人濒临绝境，你知道吗？这还不是说，不是说退休金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有结构性的残忍。 就是该有的行业啊，你根本就没有七八十岁的老人，非病即残。嗯，他这个有的有些这个老人就是每天跟屎尿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季中兴为什么到北京机场制造爆炸案？他就是跟屎尿生活在一起，他瘫了。嗯，屁股上长这褥疮，你知道吗？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生不如死。但你说这种护工的状况，一般国家护工啊，嗯，呃，要那种年轻力壮的人，那种年轻人。 但主要是你要有这种就业人口，那中国呢？比如说，我们看参考别的国家的情况，欧洲有些发达国家，他们也是老龄化，他们需要很多年轻的护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是他们不是有国家政策一胎，他们是自己人不愿生了，所以他们从东欧请人过来，比如说德国就很多这种例子，或者是美国也是请很多墨西哥、海地的人。 去给家里面当工人了，或是有点像香港爱情应用啊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说中国呢是不可能开放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在，嗯嗯。那年轻人又不太愿意干这样的事儿，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个人口倒三角形、倒金字塔。不过这两天不是听说要开放这个生两胎了吗？ 可能能能稍好一点。将来你看他养四个老人，要不然的话，你说怎么办？所以现在老人都自觉了，这是老人社会的危机重重。老人现在都自个儿商量了，就说咱们都得自个儿琢磨。你靠子女那是完全不要靠他们，你知道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你就是还有三个儿子呢，还其中还有像你这样能干的，至少你。 钱上面你还还撑得下去是？那更多的老人家里没钱，这这小孩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了。嗯，要提早，比方小孩五十岁要提早退休了。嗯，那七八十岁的老爸老妈怎么办？嗯，所以我估计一你比如说你想象啊，就当然不要把自己想的太不堪，不是要说你坏话。嗯，而且你想象，当你到了七十多岁，像你妈你爸这个年纪的时候，嗯。 你如果你下头没有小孩，或者光现在现在的这个制度下只有一个小孩，你那时候怎么办？啊，对呀，你就不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就是 <laughs> 所以为什么说到就凉拌？所以为什么现在就中国人就拼了命的要挣钱？这个钱要多少都没够啊！你知道他就是因为你想想，如果将来你瘫了呢，你能靠孩子吗？那么你靠谁呀？ 你这你要够钱多，我想我可以找几个漂亮女护士什么的，她可以照顾我，还有女护士就好了。我给哎，还漂亮女护士？不是你那个半身瘫痪了，你看漂亮女护士你不痛苦吗？你知道老年人呐，那时候看看也是好的。你就是我给钱，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人是很惨，我对人性估计很低的。老头，我这儿拿着钱呢，来过来给我好点儿，你不不对个好点儿，我就都给你钱嘛，散钱嘛。 是吧？你所以挣多少都你也要手散得动啊！挣多少都没够啊！就怕他掐死我，给我把剑。 <laughs> <laughs> 哎，你这你看过有个法国电影吗？叫《爱》，就是那个阿那那那那不那不就最后那对老年夫妻为了爱拿枕头把自己老伴儿。奥奥地利电影。对奥地利电影啊，那奥地利最最佳外语片。对他拍东西一向很残酷，但是。 我想说的是，你说的这种老人退休啊， <laughs> 或者要晚年要怎么样度过，其实方法真的有很多。当然，前阵子清华教授那个讲法呢， <laughs> 我觉得是有点太粗鄙了。但是其实老人去投入社会服务，甚至服务其他老人，在别的国家也很常见。哎，我上次就是说那个叫着为您播出完全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很糟，对，比如说你如果。